一个精进用功的这里的名发恐怖的名，第二恐怖嗯，就是说，住的无论是住的什么，都好，就是为了你的精进，勇猛，精进用功。就概念了。

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สถานที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แห่งนี้ สาระสำคัญสาระคืออะไรสิ่งสำคัญอสิ่งสำคัญนะ来这样的地方用功，这样用功的道场呢，非常一个重重重点啊，重要。嗯，สิ่งสำคัญที่สุดก็คือให้เรามา 有的话，有的话，如此多啊！来一个这样子，哎，这样用功的道场呢，是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要来，哎，觉知自己，知道自己，哎，这才是最重点。嗯，啊！嗯，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就只有觉知。在睡，在躺，

知道自己，就是首先，这个大部分的，嗯。大部分。哎，大部分来知道自己。也，我们讲呢，也时间来，聊一下。啊。讲，聊一下呢，让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我们的 因为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然后诶，那么浪，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聊天上面，那就很可惜，就是要来节制，要精进，来用功。迷呢，是迷着我们在当下。给迷，就是迷着在当下迷的啊。嗯，从从当下迷了。嗯，从当下啊。 迷了，我们就从当下给迷了，迷失了在当下，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当下。嗯。那เราจะมีทั้งสติ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ทั้งปัจจุบัน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无论在做什么都好，都有觉性呢那么，我们就是诶忘记了阿如果我们在做什么都都有觉性，有觉性就活在。 如果无论我们在做什么都好，我们都有觉性，有觉性他就能活在当下。嗯。那那这样呢，我们持续下去呢，持续下去，不停来知道自己，觉知自己，那么不久，不久将来，我们就可以认识自己。那个叫。 那么，我们的心就有就有变就有了变化，有了起有起了变化。的嗯，有有有觉知有有觉性，有觉知呢，他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好。嗯，有有觉性，有觉知呢，他的生命一天比有觉性，有觉知呢，他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好。 他每天都跟捷信在一起，那他每天每天都是好的。嗯，那我他拉不认啦。学习大家的功德。了。不用说的太多，就一点就够，这么一小点就够了，已经很重要。那叫萨拉空间，我住这在这这 这个呢，就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东，就是刚才所讲的，就是在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了，啊，讲的最重要的东西，啊，核心。他讲，知，呢，么知，阿颂维耶他们，利用力培养，加强自啊。他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呢，叫勇，哎，勇猛精进，就是道场呢，就是为了让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，哎，培养决心，训练决心。 ศาลาที่เรา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ก็คือศาลาจงเล่งเพียนก็คือศาลาขยันสร้า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他说：“那我们在的大殿叫正精进大殿，正精进大殿也就是为了培养决心，为了训练决心。”ถ้าเราพยายสร้า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ัวทุกวันทุกวันเนี่ยก็ถื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ี่มีสาระถ้า如果我们每天都精进培养决心， 每天每天的精进培养戒心，那么我们就有了依有有所依归。嗯。那包容阿弥陀大愿，哎，都贪的。学习大家的功德。嗯。有菩萨的智慧。有智慧。嗯。法师讲，解脱。那么，就能够了苦。那个，有智慧，你看。 啊，是大家快乐，是这样说的。我管管买了，没卖，管卖没啦？可以问点什么？啊，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可以问哪里？可以问一点点，等 <laughs> 等的。 <laughs> 他说在开始讲话呢，就忘记了。 忘记了病痛了啊！ <laughs> 哎，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？是，嗯，就是我们有这身体有病痛，怎么头掉抛去？生病。 <laughs> 你你你说大声一点。是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，怎么抛这个身证去投资？哦，他谈话话，他捞背哪，啷开背，个背人矮，个背，诶背带，诶钙呀，麦汤话，就是生证，就是钙呀，背人矮棒他们呀。 อ๋อรู้เลยว่าจะถามอะไร ฟังไม่ค่อยเข้าใจแต่หมายถึงว่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หมายถึ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ดูแไม่เอาเวลาป่วย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จอย่างไรทำใจ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นะใช่ไหมน่าจะปล่อยได้ว่า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ไม่เวลามื่อีกกายตรงอีก อีกเมืองชายอีกมังชายมาอีกติกายน่าจะทำใจ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น่าจะทำใจ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นะทำใจใ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เราเนี่ย ไอ้ที่ป่วยมันก็มีที่ไม่ป่วยมันก็มีอ่า我们的身体我们有病也有不有病的时候也有没有病的时候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ป่วยเ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ที่ร่างกายและจิตใจอ那个病痛呢来自我们的身跟心มันเกิดที่ร่างกายใช่ไหมว่าเจ็บป่วยมันเกิดที่ร่างกายใช่ไหมโรคไปก็เจ็บมัน มันทำาให้ร่างกายต้อง เจ็บไข้ได้ป่วยใช่ไหม他那个我们的病痛来自于我们的身，是不是？是。那ใจมันป่วยไหม那我们的心病吗？ถ้าคนทำใจไม่เป็นใจ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ด้วย他如果我们不会，诶、呃，我们诶、呃，我们不懂得修好我们的心呢，那么我们的心就跟着病痛一起痛。嗯，ไอ้ส่วนที่ป่วยก็มีไอ้ส่วนที่ไม่ป่วยมันก็มีในชีวิตเรา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病的，也有不病。 有一有病的一面，也有不病的一面。我们不要去在乎，也不要去在意我们的身，呃，身呃，病痛的身体。嗯。哎，咱家呢，得康得病呢，落来该得呢，我们看我们的身体病痛呢，我们要去找医生。 他，我们的心呢，可以诶，可以诶，清安自在，可以舒服、轻松自在的。他，如果我们有觉性呢，我们的心它就会正常。心就不会跟生一起苦，不会因为这个生的病痛而苦。 ราะถ้า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แยกส่วนแยกไปสนใจกับร่างกายดูแลรักษาไปพอสมควร แล้วก็ให้หมอก็ดูแลแต่เราสนใจที่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ี่ให้ใจเราปกติ我们的身心它可以分，它可自己可以分开，自己可以分离，它会分离。那么我们身体的病痛让医生去治疗，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心要来学，要来训练，要来培养觉性，不要去在意这个病痛的身体。 <laughs> 他说这里有一些很 <laughs> 诶很特别、很很奇怪、很奇怪， <laughs> 就是怪怪怪怪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草木自己跑，自己动了。啊， 因为我们有觉性，我们的心，它就有慈悲心，它就有善心，它就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那要在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健康呢？怎么样强壮呢？就是这样，把我们的修，我修好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，哎，恢复正常。我们的心恢复正常呢，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。 不要去打妄想，不要去用那个思维去想。啊，你好。啊，我们落课。啊，阿家，嗯，家，今晚，今晚八点八阿拉进队。我我请求阿健干部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住五分钟。

也不弄玩了，现在。好嘞，哈。嗯，看着阿张做啊。 เนี่ยสัยาติธรรม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ผมมีของจะแจกให้นะ ให้เสื้อกระตัว เพื่อเป็นกำลั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เสื้อแล้วจะต้องขยันนะขยันสร้างสติขยันเจริญสติ 阿阿张为了哎增加你们的胜心，每个人送一件衣服，送件衣服给你们的一个条件，就让你们精进用功啊。哈哈哈！哈对，想供养老师的也可以。嗯。嗯，对，你们想要哎跟，跟风老师结缘的就随意啊。 กลับมาได้ขอมาธนาบุญนะค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น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อาเงินดยว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อาเงินผ่า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ให้ออกกับให้ออกกับเขาเาันะ เดี๋ยวออกไว้่ะรอมกลางรอมกลางไวที่ครังหน่อยออกก่อนวางจะจะจะอีกสิบาทได้สิบาทเดี๋ยจะไปกังพิจารณาเรื่อนั้นติดนค่ะเ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ติดทางนี้แม่ชีสุกัญญาฝากถวายอ 鲜花，还有我们四季，你是美丹，美丹祝我的国花富贵吉祥，希望共产党老师吉祥。啊，希望共产老师还还干哎啊！张是刚来，刚来，嗯，就是嗯，好好的，嗯，好好的，嗯，好，就是他，他，他们搞的，他们搞的，你知道。 我们一起跟老师合个影。嗯，对，你们觉得对，对啊。刚才那个什么好，是听不太是听不太对，嗯，好，้็สุดที่เลยไปเอาไว้ต้นตาทำไมแต่อาจารย์บอกเอาไว้ต้นต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นั่นนะพอต้องสุขภาพกับเขาค่ะคือสะอาดกับมันผ้าจางติดเชื้อ้ว่าติดเชื้อให้สุดที่